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五十六集。古行星君虽然这样说，但是下面的弟子可不敢真的拿鸡毛蒜皮的事儿去麻烦古行啊。古行星君介绍完后说。 我是文职，主要给你们讲解理论。天羽星君是武职，由他来负责你们的实战练习。这次的任务想必你们已经清楚了，我不再赘述。我先问问，你们对吞元兽的了解有多少？下面陆陆续续有人回答：吞元兽是饕餮后代，擅长吞噬。吞元兽性情残暴，是非不分，是有名的凶兽。 没错，古行星君点头，依然笑眯眯的说道：“你们说的都不错，但是你们可知道他如何吞噬，性情又是怎么个残暴法？”这就有很多人不知道了。古行星君笑容不变，继续往下说：“饕餮最开始并不是凶兽，而是诸神创世时留下来的神兽。” 可吞天化地，视光消暗。后来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见到什么都想吞，连自己的身体都给吞了。父神为了天地秩序，才将其封印。吞元兽是饕餮传下来的后代，吞噬能力已经远不如饕餮，可是依然能吞噬一切靠近它的东西，包括法术。 下面的弟子听到，倒抽一口凉气，连法术都能吞，那要如何制服啊？古行星君见他们明白了，十分满意，继续说：“不光如此，因为吞元兽只会依靠本能行事，见什么都吞，即便把它关在压制灵力的希尔米海，也无法彻底削弱它。要是由着它吞噬希尔米海，不出几万年。” 希尔米海就会被彻底破坏，到时候没有了禁灵阵法，吞元兽再无压制，遭殃的就是天界其他云域。所以当初明武天帝将吞元兽关在希尔米海后，又集结众多大能之力，给希尔米海设定的空间阵法，希尔米海的空间重叠。 天气、地形随时可能变化，没有任何规律可循。吞元兽被空间阵法不停地传送到各种地方，让它不至于逮一个地方一直吞噬，才让希尔米海各地有喘息的时机。洛涵有点懂了，明武天帝为了保持希尔米海的生态，将希尔米海内部空间切割成一块块的。 也就是说，洛涵他们进入洱海后，非但要面对刀枪不入、皮糙肉厚的吞元兽，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地形气候。难怪林青霄要他背地图，原来不认路真的会死在里面呢。林青霄拿出来的那份地图是原本的希尔米海，现在各个地方切割，肯定不会按照地图那样分布，但至少每个地形模块。 还是类似的，他们随时可能抽到任何一个位置，可能上一秒他们还在赶路，下一秒就撞到吞元兽身上；也可能好容易围攻住吞元兽，下一秒吞元兽就被空间阵法抽走了。想想就很难呢。在场众人出发前都听说过希尔米海的凶险，可是希尔米海毕竟是天界禁地。 外界关于希尔米海的消息寥寥。出发前听坊间传言，和坐在这里听古行星君讲一手资料，感觉完全不同。洛涵心情渐渐沉重。不光是他，其他弟子也想明白其中要害。座位中发出细微的争论声。古行星君让他们说了一会儿，才清嗓子压下：“肃静。” 希尔米海的危险就说到这里，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将希尔米海每一处的地形背得滚瓜烂熟。下午天宇星君会带着你们模拟地形的事，得亲身体验。我在这里口述无用，就留给你们自己体会吧。接下来我主要讲一讲空间阵法的事。 明武陛下的空间阵法虽然是随机的，可是万物有法，只要存在，就总有迹可循。你们若是学会了空间阵法的变换原理，就能推演出变化的时间，甚至推出下一个变换的地形。若是利用的好了，说不定能出奇制胜。这时候有弟子提问：“星君，您已经能推演出希尔尼海的变化了吗？” 古行星君依然维持着那副好脾气的样子，说：“不能，我修习阵法十万年，至今对空间只通皮毛，推演希尔米海，十万年来更是从没有成功过。”洛涵的信心被狠狠砸了一锤子，一时都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。下面一片哀嚎，古行星君抬手止住他们的声音。 不甚走心的故事起，你们不要低迷。等你们修行的时间再长点就会发现修行靠努力没用的，天赋不够，怎么努力都没用。我于阵法一道天赋不太够，修行了十万年都不得其门。但是你们其中说不定有奇才呢。洛寒心情更加不好了。 古行星君是出了名的震道大能，他学了十万年都搞不懂，他们仅靠一个月，怎么可能学得会呀？古行星君没有理会消沉的士气，伸手一挥，空中就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字和线条，看样子像是阵法图。洛涵赶紧拿出纸笔来记，后来他发现用笔抄太慢了，赶紧又拿出一剪来用神识复制。 这时，古行星君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响起：“好了，现在开始正题。这是最简单的图谱，一共有五十个，每个有五种变形。图谱组合起来形成空间阵法的基本功能单元。这些功能单元组合起来会有不同的效果。”洛涵逐渐露出绝望的神色，还没有开始，他就觉得。 已经结束了，这些都是什么？洛寒艰难的照抄笔记，他也不知道古行星君在讲什么，只能努力的抄抄笔记，表示自己努力过。就这样，还抄的狗屁不通，全是错误。另一边，邹继白握着玉简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他见洛寒很专业的样子，凑过来低声问。 第一个阵法图怎么画来着？我还没抄完，他就过了。你还停留在第一个？啊洛寒回头惊讶的看着这个比自己还要渣的学渣，洛寒露出一种同情之色，友好的给他分享了笔记。我觉得是这样画。邹继白看到后，煞有介事的点头。哦哦，我觉得对哈。 他们说话的功夫，古行星君又过掉了两个图谱。这时候，古行星君说：“刚才的图谱是不是很简单啊？现在来做嵌套，这个嵌套图是三个图谱叠加。你们看传送部分。”洛涵一抬头都懵了，邹继白费解的挠头：“刚才讲了什么呀？怎么就不是怎么就出来这个图了？” 我也不知道啊。洛寒都没看懂这些线条哪个是哪个，就听古行星君问：“懂了吗？”嗯。林青霄点头，轻轻应了一声。洛寒震惊地回头。林青霄察觉到洛寒的视线，低头看他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寒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。“你听懂了吗？”“嗯，这几个还算简单。” 林清霄说完后顿了顿，意识到什么？你难道没有？洛寒心口微微中了一剑，他就知道，学霸和学渣之间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的。无形扎刀最为致命。林清霄刚才的疑问自然而真实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疑惑为什么会有人听不懂。洛寒咽回要说的话，甚至默默把自己挪远了一些。 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，你继续听吧，我不打搅你了。学渣要有学渣的自觉，隔壁邹继白才是属于洛寒的队伍。林青霄看着洛寒，抬眼，极清极静的看了邹继白一眼。上方古行星君越讲越上头，已经进入无我之境。你们看这个图谱多美啊，每个谱线看起来简简单单。 可是重叠在一起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变化。这种是顺次叠加。让我们换一种玩法，把第三个和第四个对调，看，结果完全不同。浮在空中的谱线并不是实物，而是古行星君用灵力凝结出来的纹路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调整各个细微之处的线条，可见其神识强大。 大概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吧。洛寒真的很努力地听，但也真的什么都听不懂。而且不止洛寒如此，在座大部分人都跟不上。古行星君长袖一挥，在空中变出来四个阵法图，得意地问：“你们看这四个，哪个是正确的演变谱线呢？”座位中零零散散响起一些回答声，有说一的，有说四的，莫衷一是。 林青霄怔怔坐着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在纸上勾了个三。洛寒瞧见，默默把答案抄到自己的玉简上。古行星等了一会儿，见无人说出正确答案，遗憾地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是第三个。哎呀，你们回去还需要继续努力。这节课就到。” 古行星君还没说完，下面的弟子就一片哀嚎，纷纷让他解释为什么是第三个。古行星君看着空中的四个阵法，说：“第一个明显不对，第二个是错的，第四个是迷惑项，所以就是三呢。”古行星君说完，看着下方陷入安静的弟子们，温和的问道：“还有问题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好的。” 散场，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